禅堂就打七，禅堂外面的护七，没有禅堂外面的护七，我们这个气是打不成功的。 拿气也好，护气也好，都蛮辛苦。护气的人白天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啊，不能够进堂坐香。哎，到了晚上了，啊，休息的时间。 <clears throat> 也进禅堂来做做香，啊，听听开示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这个做香、做香，做的那个地方是要用功的。宗门下这一法用功之道。 所谓心地法门，用这个心，修这个心，要了这个心。 <coughs> 这个心怎么修呢？ <coughs> 这个心不清净。 烦恼多，妄想多，嗯，生死浩然，本来清净的，那现在不清净了，不清净就是受了污染。 这个污染都不是一件好事情，啊，人人都欢喜清净，佛法更加如是。修心修心就是修这个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一心，一心就是五心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修的是。 啊，无为法啊，嗯，无为就没得生灭了，没得生灭就没得生死了，啊，就是这么一套道理。用功啊，参天佛是谁呀？ 从不会用，到慢慢慢慢的会用，啊，从不能够上路，慢慢慢慢的上了路，这个修行行，就像我们走路一样，走路不是要在路上走吗？所以讲修行。 有的人到现在还不晓得怎么叫起情，还不晓得这个功怎么用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功？用这个功有什么好处？这个禅堂里向虽然不是多数嘛，啊，恐怕也是为数不少的。 <coughs> 这也是个正常现象，凡夫嘛，啊，从凡夫到圣人，他必须有一个过程，转凡成圣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更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。嗯，对大家。 凡是想消佛的人，想了生死的人，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冬春打七，这叫个精进产期，目的呢，就是要求有一个啊，比平常。 这个环境更好，啊，使我们这个用功能够不间断。那个禅念佛是谁？起一这功怎么用完呢？就在我们跑香、坐香、出入往返，随时随地用，不能说。 我这在坐香啊，坐香我有功用，啊，我这一跑香，这个念佛志就没有了，那你这功呢，什么用得好啊，要善于用心呐，啊，时时刻刻要把握这一个念头。 就是把握自己念佛是谁，这个移情不断。坐下的时候要用功，那个跑香不是更加要用功吗？韦老师傅说：“啊，步子跨大一点，行起来。那个行起来就是叫你把这个念佛是谁提得足足的。” 不是叫你跑快点了，跑快点有什么用啊？打气打气就是打这个精神。一锤战板打下来，或者是一锤鱼子打下来，哪怕是一锤二板挂下来，站，要站在念佛是谁上面，啊。 不知道你这个功怎么用呢？要会用功啊！你打锤板，先把念佛是谁提起来，啊，你再跑。我打了抽筋了，啊，这个大小家房出入往返，都要把念佛是谁摆在心里下。 啊，那搁这么你才用功，怎么叫用功啊？说是抱盘腿子，哦，腿盘腿子，先把念佛日锤提起来，啊，收草鞋，把念佛日锤提起来，啊，呃，这个样子，我们佛法呢，现在一般讲呢，说立誓练心用功也是这个样子。 一切处，一切时，都不能使自己的功夫，就是本仓的话头，打掉了。那么说是容易啊，做 <laughs> 起来那就要下功夫了啊。 说是我这个功夫打掉了，一醒还把嘛忘就得了，忘记了也不怕呀。医生晓得我这个功夫不在了，马上提起来，啊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都是这么如是用，用来用去，功夫慢慢就成熟了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我才用功的时候。 这个念佛是是是生的，啊，你叫他不离开你，对，晃一下子就跑了，就没有了，这个妄想就来了，啊，坐下来把念佛之罪提下来了，他不知不觉的，这个妄想进来了，他不知不觉的，这个一只香打了半只香的妄想都不晓得。 这个也不要怕呀，啊！如果说我们一用这个功就连绵不断，那还要用功吗？不要用功了。用功用功呢，就是用这个功夫。嗯，人家说是铁打房梁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。啊，功夫到了。 熟这地方，就是我们平常打这个妄想，要让它生下来，啊，生这地方呢，要让它熟过熟下来，啊，熟处转生，生处转生，就做这个功夫。了什么生死啊？什么叫做生死啊？生死就是习气。 无量劫来惯了，不假作意，自然而然的。现在的人聊这个生死，好像是蛮吃力，啊，包括我们参禅打气也一样，好像这个气呀打的蛮吃力的啊，所以这个打气打气啊，一方面要耗心力。 还要好体力啊，心力不强的，体力不强的，所以常讲到用功啊，这个怎么用呢？身体不帮你用啊，嗯，所以要身强力壮，呃，少壮要努力，不要等到老了，老了。 都想用功啊，都嫌迟了。啊，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。啊，徐元老和尚到高木寺来参加打禅期的时候，那 <coughs> 五十六岁了，照样开悟吗？那么一般来讲呢，哎，在年轻力壮的时候，舍利旺盛的时候。 精力充沛的时间，啊，打一个基础，那是再好不过的。中文下这法不是写门，不是解门，是行门。关键呢，就注重在行持。课堂里想讲讲说说。 啊，这个也不过是啊，旁敲侧击。对初发心的人，啊，呃，总难免要说说的啦。啊， <clears throat> 初发心嘛，有些事情还不懂，啊，说说，也是不得而已的。 啊，你想想看，那个住山住洞的这老修行，哪哪个天天给讲开始的？啊，啊，那个闭关的老修行，哪个有人给他讲开始的？他会用功啊，他有功可用啊。就现在的人，动不动想闭关，动不动想住茅棚，动不动想什么住山。 禅堂，固然是一个道海棠。如果说分别来讲呢，这个禅堂是接引出发心的人是最相宜的。那么禅堂也有老三上座啊，也有过来人呐，啊，任何事情都不能够说是绝对的。但是你要离开禅堂。 说说，我想住山去，住茅棚去，住东去，那你自己要有自立自修的能力，啊，这条路我自己会走，不会走错的。过去宗门上常常讲的，不破本参，不闭关。 不破重关不住山，啊，这个就要求就高了。现在的人动不动想闭关，闭关做什么？那就要求就高了，破了本参才能够去闭关啊。水变林下，长养盛胎，啊。 呃，做这种功夫，现在在禅堂里想共修这一法，参这个念佛是谁，琢 <coughs> 磨一下，参禅，啊。 有这么一个特点，唯一的特点，这个参禅参禅，怎么参？这个起疑情 <coughs> 这个“疑情两个字，在禅堂里边可以说是天天讲，年年讲，人人都听到，非常熟悉了，都晓得这个“一情 疑情是什么东西呢？为什么要起移情呢？ <clears throat> 既然讲移情，就是对这件事情不明白。啊，这就叫移情啊！啊，我念佛的是谁？念佛是哪个念的？ 不是哪个念的？如果你要明白了，这个福是哪个念的，我根本就明白啊，那就没有疑情了。念佛之谁嘛？我就晓得是哪个念的。 <clears throat> 现在不晓得这个佛是哪个念的， <coughs> 还非要找到他不行。 啊，也不晓得念佛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，还明明有一个人在念佛。这个对于念佛、对于禅宗这一法有深信的、深信不疑的，能够为我们我们每一个人，啊，解决问题。 就是我现在当前有一个最大的这个问题，用什么办法来解决？最大的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生死事大。那么这个问题世间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只有佛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只有佛法呢，还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。 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多呢，啊，我们现在是佛教，啊，在宗教信仰自由有五大教：天主教，啊，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，除了佛教。 讲了生死出三界以外，你看看哪一个叫谈了生死的？说是升天，升天他还在三界之内呀，他不能了生死啊，更谈不到说什么变异生死了。 诸佛菩萨的设教，他都有一个期限。我这个教所谈的范围，就这么一个范围。儒教也谈呢，儒教啊，修身齐家，啊，治国平天下，释迦法。 <coughs> 啊，儒教里向没有说教我们了生死，啊儒教里向也从来也没有说有个初三界，没有的，啊。可是儒教讲那些个道理，如果那是治世语言，啊，那你要是做佛法会呢，那都是佛法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中讲治世语言，滋生业等。 借与实相不相违背，这就是说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不是说我这个佛法，佛法在什么地方？佛法在很高很远，啊，好像是高不可攀、远不可及的，佛法就在眼前呢。 你看那个儒教里像的四书，那个四书，哪怕《三字经》啊，《百家姓》啊，《千字文》啦，《幼学丛林》啦，《大学之道》啊，这《孟子》《见梁惠王》啊，那都是他的说法啊！啊，我们这个禅堂成为最高学府。 那个儒教里向呢什么大学之道，他说大学，大学是最大的啦，小学、中学才到了大学啊。啊，那大学学什么东西呢？他说，在明明德，明是能明明德是所明，以能明之心明所明之性，那就是明明德。 还要止于至善，至善是什么地方呢？那我们在佛教里来讲，到了成佛了，那就是至善。没有任何一个善法能够超越佛的。到了成佛了，就是登峰造极了，就止于至善。到那个时候呢，哦。 到了头了，就走路一样，到家了，到家还走呢，就不走了，止于至善，啊，你做佛法会，那都是佛法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给我们指明道理的，太多太多了，年来变细，年来变式。 可以说是佛史解释，啊，处处都有的。要朝那个《前要那个《三字经》《人之初性本善》，那不是佛法呀，啊，那是太好的佛法了，啊，两句话就把整个的佛法就概括殆尽。 只是我们不能够会呀，啊，起这个疑情，宗门下用这个功，这个疑情就是不明白吧？不明白这个疑情啊，我们现在每个人，除了念佛的这个人，你不明白以外。 说是念佛，你不会念佛吗？谁都会念呐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，都会念。啊，有人问你啊，这个佛是哪个念的？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啊。 如果你能够回答那个人呢，那是业障深重的，有善根的人，他自己就是明确的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回答。佛是哪个念的？ 明明有一个人念佛，明明见不到，说在这个地方呢，就起疑情了。既然宗门下参念佛是谁，这个不明白，不明白就是疑情，疑情就是不明白。那么可想而知啊，我们做一个人。 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，岂止一个念佛是谁不明白啊？啊，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线，我们说说，啊念佛的是谁？吃饭的是谁？走路的是谁？你都不明白啊？啊，嗯？ 那这个电灯怎么会亮的？你明白吧？啊，那个汽车怎么会跑的？你明白不明白呀？那你不明白的那么多呢？啊，新华书店那么多的书，你都看过，你都明白呀？你都不明白呀？那个《世间法》三十六行，哎，你不明白的太多了。 那这是不是移情呢？也是移情啊！你既然移情不明白就是移情，那不明白就是移情。这些个移情，说是念佛是谁，我们没有打破这个移情。你打破了念佛是谁这个移情以外，你还有更多的不明白。 你都要一个一个去打破，啊，打到什么程度呢？要止于至善，嗯，大觉朗然，你这个就明都明白了，没有任何东西再不明白，啊，什么都明白了，是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、十法界的啊，哪怕十法界以外的，我都明白了。 如果说我开了悟了，哎，人家说这开了悟了就了的了，这开了悟就什么都了了，了了生死了。那我就问你啊，你开了悟以后，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明白？啊，如果开了悟以后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那你这个悟呢还不彻底。 那个不彻底， <clears throat> 开了悟了，啊，一般来讲嘛，有了根本智了，根本智是有了，啊，这个厚德智还没有呢，都要修的，啊，厚德智就是差别智啊。 做了见字河以后，还有那教下说还有尘沙惑呢，哪个如尘若沙，哎，都是你的不明白处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也很多东西不明白，那都明白还参什么呢？他也不要百城烟？不要那个百城烟水了，参五十三位大善之事了。 啊，说是那个我们是凡夫，是有很多都不明白。那个圣人，啊，这还有不明白呢。啊，还有不明白，那就还有移情的。那不明白就是移情吗？ 午后起修，哎，那个修呢是真修，而我们现在这个修呢，呃，就是借假修真，是这么修的。讲到圣法界，初地不知二地是。 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疑。啊，念佛的时不明白呀，不明不就是疑吗？啊，但是我们世间法作为世间人，对待世间法有很多很多事就不明白，怎怎么怎么晓得呢？不明白事太多了，啊，我们天天吃包子，这包子怎么包的？有好多人都不晓得，不明白。 人变怎么发的？他不明白。啊这种事情呢，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这都是生死事。啊，生死里向也有个疑呀，了生死也用这个疑。说这个疑情是骗一切处的。到了什么人才没有这个疑呢？成楼佛的。 大脚朗然，啊！您济祖师三次问话，三次挨打，他就是不明白，我是满对的，我没有错啊，我哪里上错了？他为什么老打我呀？啊，他就是抱着那么个委屈。 抱这么个一点，啊，离开黄布去参大愚，哎，哎，你那个用功，那个因缘呢在黄布那个开悟呢不在黄布你那个因缘在大愚，所以到了大愚那个地方呢，几句话就开悟了。 <coughs> 啊，原来佛法无多子啊！ 哦，哎呀，这这个，这这这，就这搁一层窗，就这搁一层窗户纸，啊，一捅就通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啊邻居的祖师，他也是从这条路上来的。德山祖师，德山，那过去是周金刚啊，这是金刚做主啊。 把个《金刚经》讲的是天花乱坠，啊！他说：“听说南方说是这个顿教法门，知指人心，明心见性，立地成佛。”他不服气，啊！他想在南方来教化人。他路上遇这个卖啊卖点心的老婆婆，啊，问他这个三星。 《金刚经》是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你点哪个心呢？嗨，所以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！他平常会说的很呐，啊，头头是道，偏偏遇着这个老婆婆卖卖点心的，问他你点哪个心呢？一下子把他问住了，哑口无言。 啊，这叫做一句“临机下雨难”，这个机呀，就是机关，这个机关呐，禅宗讲机关，机关呐，啊，一句话被这一问，不得口开这个下雨难。我们在上海，老黄在上海这个静期茅棚。 上海有一位法师，那文化大革命啊也是不在的，后人会说会讲，啊，马红的，偏偏这位法师呢，他禅堂没有住过，啊，啊，他他现在禅堂没有住过，自己我这个做法师的，呃，好像有点欠缺。 有一天，他到静清茅房，啊，就是拜见老和尚，啊，拜见老和尚啊，啊，拜老和尚将了一军呐啊，这个叫很随便的、很自然的、不假作意的。 老和尚把手一伸，这个面前呢有一个茶杯，老和尚把手伸出来，把这个茶杯呢就按在手底下，哎，请法师道一句。你看他怎么道啊？没得办法啊，弄得不得下台。那么这是本来就现成的嘛。如果你是过来人呢，那就非常现成，嗯，那就像这个。 田惠特祖见雍正皇帝一样，随问随答，不假思索的。如果说你要弄聪明，说说我想一想，还能想一想啊，少一停是白云万里呀，啊。 那个白云万里，就把你的本性全全全部障蔽的。少一停思，少一停思，这微微的动了一个念头，想作意一下子，那就不是的，那你就落到意，落到意识了。 所以禅宗这一法，又讲功夫，又讲将，又讲见地，啊！古来人，这个人心醇厚，我们常说的，啊。 古来人呢是但贵子之见不贵子行履。对于现在人来说呢，把这句话呢就反过来说了：但贵子行履，不贵子之见啊，这也是随机而说的。因为现在的人聪明啊，啊，能说会道。念佛是谁？念佛就我说，我就是我念的，啊，那明明是我念的嘛。 啊，啊，你看看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底下就没有话说了，就是念这问题解决了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能解决问题呢？参这个念佛之水起情？啊，不明白。 你要能对这一法深信不疑，你这个疑情呢就能够起得起来。啊，你认为这一法，只有这一法，能够解决我当务之急。我这个当务之急呢，就是痛念生死，这个生死没有第二个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你这个念佛是谁呢？哎，他就会上路了。否则的话呢，都是说说的。 啊，打气，不做打气，打气走走过场啊，啊，说起来，啊，你到什么地方去打？我在高么子打气的哦，啊，那么多人打气的，嗯，反复的说，啊，一天到晚说，就是叫我们用功，啊，用这个功。 我想起来这么一件事情，那个金山有个活佛，金山那个活佛在这金山呢，金山也是禅宗道场啊，啊，金山活佛这个人呢，我们没见过。我出家到高门寺来，那个时候呢，金山活佛已经离开离开金山，跑到大金塔，表到缅甸。 哎，那个金山活佛有有一件怪事儿了。哎，他念佛，他跟人念的不一样。啊，人家念佛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呢，加了两个字，啊，啊谁呢？阿弥陀佛，他就这么念的。这个你们看看，看过那个金山活佛的《灵异录》，有这么一本书，台湾出版的。 哎，哎，他这个念佛，你看，啊，你看有道理没有道理呀？哎，佛也念了，跟念佛日子也参了，嗯，那可是真的是做到禅静双修了，啊。在写那本书的那位法师呢，那叫什么法师呢他还，在形容啊，就是这个金山的活佛。 在大金塔天天晚上在这念奴念佛呢，喉咙蛮大的，还有个腔调，拉起调来这喊呢，南无水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佛也念了，参禅也参了，嗯， <coughs> 但是活佛呀。 啊，就跟那个济公活佛一样啊，啊，都是乘愿再来的，他也教化人，你说他没有道理吗？那个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跟我们在禅堂里讲禅话头不是一样吗？啊，我们现在呢，佛是哪个念的？念佛就是谁？ 这跟那个“谁念南无阿弥陀”不是一样啊？你说有什么两样的？完全一样。啊，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呢，哎，就这么念。啊，如果说你不懂得“谁念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你就把这个“谁念”两个字就就可以给省掉，啊，单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啊，那也是不错的。 过去这些个这个过来人啊，这随缘度化一切众生，都是一些拳脚方便啊，没有固定的形式的。五个棋打过来，现在到第六个棋了啊，到了第个六就就快了，就走那就走下坡路了，嗯，很快就打了了。 啊！我们今天打棋呢，确实殊胜因缘，有这么多的人参加打棋啊！我们在这共修、参念佛是水，千万不要空过啊！就是外了的人进禅堂里上来，啊，外了的人是护妻的，一样用功啊，福慧双修啊，福慧双修啊！ 不可没那么不可没得福报啊！这就是我们这个小修佛，这人没得福报也不行的。福慧福慧，他把这个福摆在前头，不是福慧吗？摆在前头啊！修福的道理很多啊，啊！你不要说我参禅就不要修福啊。 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要修福啊！啊，你说我生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享福的，啊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就是享福的。 <clears throat> 你们想想看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哪里那么现成的享福享福啊？ 那个《佛在那个弥陀经》中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，生西方也要有福报啊，啊，那就是生西方的资粮就是我们走路一样，盘缠钱没有，哎，那你跑路就有困难嘛。孝顺的父母，奉事师长。 慈心不杀，这就是世间福，啊！你做到这一点，如果是你投到世间来做人，你就享受世间的福报。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为仪，这个叫做呢戒福。哎，我们这个持戒啊，持戒也是修福的。 不对啊，持戒也是修福的，啊。那第三呢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度送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个叫做行福，自己的行持，都是培植自己的福报的。 啊，人天路上做福为先呢？你就是做偷一个人参，啊，你这升天的也要有福报的，没这福报怎么能升天呢？嗯，凡是一个修道的人、学佛的人，没有一个学求升天的，嗯， <coughs> 啊，求升天享天福。 啊，天福享尽了就堕了。福不能享尽了，我们只能培福，啊，把自己的福报回向一切众生，回向法界，回因向果，那你这个福报就大了。参禅也要福报啊，不叫福报。 啊你这个用功就难用了，嗯，那障碍就多了。不是有人讲吗？他说我这个业障重啊，啊，人家坐香啊，他就是拜佛；人家跑香啊，他就是磕头，啊，消业障，从根本上消，啊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。 端坐念实相，就是参念佛是谁，就是念实相，啊，哎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啊，一直镜像是总持无量法门。你把个念佛是谁参透了，心都没有了，业障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从根本上。 消业障，持戒是戒福啊。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呢，这是世间福啊。你看看这个孝顺父母，如果我们修行修消福的人不孝顺父母。 不奉事师长，那是不能够消佛的，嗯，不能够消佛的。啊，有一个师傅，有一个徒弟，这个徒弟呢不听师傅的话，啊，那个师傅嘛气得没得办法，就写了一封信给他，啊。 他说：“你出了家了，拜了师傅了，不听师傅的话。假设你要不听师傅的话，你修行啊，怎么修都修不成功。这个师傅气气坏了，嗯，啊，孝顺父母，父母是恩田，父母就有恩的，啊。” 我们修道的人，孝 <clears throat> 命为戒，孝也是一条戒，不孝就犯戒。犯戒的人能开悟吗？能成佛吗？能了生死吗？要孝顺父母，要孝顺，啊 <clears throat> 啊！你看那个我们中国有二十四孝，嗯，二十四孝里像，嗯，有丁兰刻木。 王祥卧冰，啊，你说那个冷不好过啊？那个王祥就是卧冰求鱼给他的父母吃的，嗯，那他成为孝子啊，嗯，孝顺的父母有小孝，有中孝，有大孝，嗯，啊，大孝呢？ 能种山丘，那个莲池大师有那个七笔勾，能种山丘，五顶三省未足愁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啊，我们烧佛的人特别是我们出家弟子，啊，哪个没得父母啊？父母对我们都有恩的，那是恩田呐，啊。 要报父母，能怎么报报法的呢？即出了家了，也不侍奉了，也不哎，也不瞻仰了，一心用功办道。那好，那就认真的办道，啊！你能够把父母渡出苦海，那是最大最大的孝。亲得离成垢，这个子道方成就。可是我们的父母太多了，啊！ 无量劫来，我们个出生入生，我们的父母代太多了，我们都要度的啊！你看我们这个小福的人，责任多不多啊？责任大不大呀？啊，怎么能够调以清心呢？随随便便的就这么过日子，啊，不辜负自己吗？啊！ 那个父母看到儿女出家了，都舍不得啊你既然走了也就罢了，希望你好好用功办道啊，将来度我啊如果你要不不办道，你怎么度他呀？啊，如其不染，就未戒犹存。啊，说都是打多的，大家伙就进来。